呃，这里是九八新闻台，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八点到九点播出的全民 Uncle 节目。我是台大医院皮肤科蔡成芳医师，我们将在半点过后呢接听大家的 Call In。如果有相关的皮肤科问题呢，欢迎打电话进来。那预告 Call In 的专线是零二八三六九三三九八零二八三六九三三九八。那传真号码是零二八三六九二五九八零二八三六九。 二五九八。那在介绍今天的题目之前呢，好，事实上我要跟大家预告一下，这事实上是呃这个节目呢最后一次的播出。好，那我回去看了一下我自己的记录哈，这个我第一次参加这个节目是二在二零零六年二零零六年的六月，好，所以到现在其实已经十几年了哈，这个能够讲的题目呢也都差不多了，好，所以我想在这个时候呢，跟大家这个分享最后一次的上节目的经验呢，应该也是蛮蛮不错的哈。 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什么题目呢？我想可能要跟大家介绍的是，这个这个现在逐渐在产生一个改变的东西，就是防蚊疫啊，就防蚊疫这个题目啊，因为台湾的这个夏天事实上是一个这个蚊虫滋生的一个的时间啊，其实就皮肤科来看的话呢，也是一个呃最病人最多的一个时间，其中湿疹、流汗。 啊，这个都是常问常见的问题，香港脚哈。那所以我在上一次跟大家的分享节目的节目内容，就是跟流汗相关的一些问题。那今天呢，再介绍一个另外夏天的一个问题，就是蚊虫叮咬哈。大家可能觉得说蚊虫叮咬也没什么，呃，也没什么特别的学问哈，好像不太需要去做一些介绍。可是，呃，就是因为大家觉得蚊虫叮咬嘛，反正每个人都知道什么是蚊虫蚊虫叮咬，所以反而是对一个年轻的皮肤科医师呢。 最常跟病人产生冲突的就是蚊虫叮咬这个事情啊，怎么说呢？因为病人会跟你讲说，我如果早知道蚊虫叮咬，就不会找你看啦，哈，所以我就觉得不是蚊虫叮咬，那才才找你看。所以当这个医师呢，跟病人之间呢，没有一定的一些互信哈，或者这个医生呢看起来呢，就是太太年轻啊，或是这个讲话太果断啊，那太顺着病人，或是。 或者太不顺的病人呢，其实都很容易产生冲突哦。印象很深刻，就我跟你们讲说蚊虫叮咬，病人不相信，然后病人说啊，一定什么肝不好、肾不好啦，哈，要求做一些检查。那我就说这个好吧，那要检查就帮你抽个抽个血好了，哈，看看是不是有一些白血球的一些异常哈，肝功能异常哈。那病人拿到单子之后说就很生气，在门诊呢就把那个单在门在门口就把单子撕掉，说啊这什么医生，我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这样子哈。那这个所以就很生气就走了，再也没有缴费就走掉了哈。所以这种现象不是只有我发生了，很多皮肤科。 都发生过这样的问题，因为真的病人说好几个问题。他说：“啊，如果蚊虫叮了我，我又不是没没有被蚊子叮到哈，这个这个叮的，就是跟以前叮的不一样啊，所以这绝对不会是蚊虫叮咬啊。”那他另外会说：“啊，这个可问题，这个蚊虫叮咬呢，这个我为什么跟我在一起人都不会，只有我会被叮咬？那更常讲到就是说，哎，这个蚊虫叮咬的问题是我都没有看到蚊子啊，啊，或者说是这个蚊虫叮咬的地方呢，会这个多，这个是在我没有 这衣服有盖到的地方啦，这地方应该都不会有蚊子啊，哈，所以病人的问题零零总总啊，反正就是他不太相信蚊虫蚊虫叮咬，哈，那我们要怎么样相信病人是蚊虫叮咬呢？其实，嗯，蚊虫叮咬呢不是所有的蚊虫都一样，因为蚊虫叮咬其实可以分成两个两个不同的一种层面哈，那有不同四个的阶段哈。 其实就是蚊虫叮咬呢，大多数人叮咬初期的就比较轻微的，正正常情况下就叮起来稍微鼓起来哈，那鼓起来就有些就消掉了哈，或者鼓起来中间有个小水泡抓一抓呢破皮的就好掉了哈。那现在蚊虫叮咬呢是抓起来都有红点，可是红点呢都不会消，可是也不会痒啊。那这种情况下病人就不太相信蚊虫叮咬啊。那另外有些病人呢是被蚊虫一叮就肿一大包，这一大包呢经过好几天。 甚至一个礼拜也不会消掉，甚至我们门诊看过蚊虫叮咬之后，叮起来之后呢，就本身就产生水泡，就溃烂、血管发炎一些症状都有哈。所以蚊虫叮咬的反应呢，其实真的是因人而异哈。不同的蚊子叮在同一个人身上呢，也可能不同一些结果；或同一个人呢，在不同的时间点呢，被叮咬之后呢。 也可能产生不同的表现方式啊，所以在以前他们讲说这种蚊虫会栖身啊，所以你本身呢去一个地方的啊，蚊虫很低很多地方，当地人可能就没什么了不起，你可能去叮了就叮一大包出来啊，就是因为人体本身对这种过敏的东西呢，其实会产生一些耐受性啊，会产生一些调节性啊，那就好像你说这个我们去这个一些比较这个。 环境不好的地方去去旅游，可能每个人吃的都拉肚子哈。可在当地人呢，啊，就是从来就是就就算那个水呢不煮沸，他吃也不会有问题。所以实际上这有点是所谓的水土不服啊。所以同样情况在蚊虫也是一样，蚊虫叮久了之后，有时候就产生一些耐受性。那这蚊虫叮的反应呢，也会跟你本身的这个年龄有关系啊，跟你的身体健康有关系啊。那一般像小孩子，这个在这个青春期之前呢。 这个免疫系统还没有成熟，啊，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它本身容易叮咬当中产生比较大的一些什么红豆病这样的一些状态，成人也会有，可是相对就不是那么严重，啊。那另外一种可能可能性呢，就跟某一些疾病也有关系，啊。那目前研究认为说，这个因为蚊虫这是一种很原始的一种东西，哈，所以人呢本身对蚊什么反应呢？它所对应的一些反应是一些很原始的一些。 不需要记忆性的一些细胞，我们叫做 NK 细胞哈。那这 NK 细胞如果有问题的时候呢，你本身比较容易产生这种这种蚊虫叮咬一些反应。所以有些人有一些血液性的一些疾病哈，或者说是那这种情况下会反应比较强。 那另外吃了某一些这个镇痛消炎药物，特别像是什么呃这个阿司匹林啊之类的情况下呢，它的反应呢也会比较异常，会变成比较叮咬之后产生比较严重的一些反应啊。那反应呢可以小至一些，像就是稍微鼓起来就消掉，那它也可以产生一个小水泡。不过甚至有些病人呢可以鼓起来就一大包，产生一个大的水泡啊。这个这个水泡的大小可能可能可以超过一公分到一点五公分的大小，这个都有可能，我们叫做叫做这个水泡性的蚊虫叮咬反应啊。所以这些。 这些都是蚊虫的一些反应，好，那所以这个在蚊虫的的处理当中呢，其实当然第一步就是要避免蚊虫叮咬啊。那怎么样避免蚊虫叮咬呢？说实在的，啊，最有效的方法呢，其实是两个。第一个呢，就是把一把这个身体穿的密密不透风。 啊，那蚊虫呢没有空隙可以叮你啊，甚至出门的时候呢，把你的裤管呢塞到你的袜塞在你的袜子里面啊。那穿着长袖啊，那领口呢最好也竖起来啊，最好把。可是，在台湾现在那么热的天气哈，说实在的，这是一个相当 <laughs> 不太是不太切实际的一些方式了哈。所以比较那至于说晚上呢，如果家里头容易被蚊虫叮咬，还有另外一种方式。 干脆用蚊帐把自己全身罩起来，这样子 <laughs> 啊，睡觉的时候，如果睡觉的时候特别容易被叮咬，因为睡觉的时候体温会比较升高哈，所以而且蚊虫会有些蚊虫呢，在晚上呢活动性会比较强哈。那这种情况下呢，它就是真的在晚上的时候会比较容易一点点哈。那蚊虫呢，其实在市面上我们查看到蚊所有的蚊虫呢，老如说有三种啦，啊有三种，第一种是家蚊啊，这个居家的蚊子。 那居家蚊子其实相对来讲叮咬人比较少一点点。那第二种是比较很独行的，叫做斑纹啊，叫做斑纹。那第三种呢，我们把它叫做小黑蚊啊。但每一种蚊子的特性呢都不太相同啊。其中呢，这个斑纹是最凶狠的，也会传染最多的一些疾病。那可是，在台湾呢。 这个小黑蚊呢，常常是最引起大家重视的。因为因为只要在有在乡间有点水的地方呢，有一些低矮的树丛哦，这个小黑蚊呢就常常成群结队。不像蚊子叮咬，哈，了解的叮咬一个，嗯，正常的人啊，了解叮咬个三三四颗、四五颗就好了。可是这个小黑蚊一旦出动呢，是成群成群结队的哈，是以上百只的小黑蚊呢，事实上都不为过哈。所以，而且叮的时候呢，你完全完全没有。 警觉性，因为它叮咬的，因为它的这个小黑蚊的口气相当相当的小哈，所以在叮的时候呢，你几乎不会感觉它的一些存在啊。然后说小黑蚊呢，其实并不真的是蚊子啦，哈，是一种另外这个叫台湾猛夹这样的一个东西哈。而且它的主要呢，它事实上呢，蚊子都一样啦啊，基本上面它都是以露水跟花这个它它这个它都不是人呢，都不是必要的一个。 这个叮咬一些对象啊，那要叮咬的人呢的情况下呢，事实上都是为了雌性的一些个体呢，它要吸血啊，那产生抚育下一代啊，所以都是要在雌雌这个雌性的一些猛甲或雌性的蚊子才会想要吸才会吸人的血了哈。所以这些都是这个。 呃，他为了生存当中的一一环了哈，所以有的时候想一想说，呃，如果说就佛教立场来看的话呢，这个本身喂食喂食蚊子呢血哈，像、也是一种做功德的一种方式，因为他如果不吸你的话呢，他因为就没有办法繁繁衍下一代，好，所以我碰到一些很虔诚的佛教徒呢，他跟我讲说，蚊子看到他呢，他只能用把赶走而已，他不能打他这样子哈，那所以如果要赶它的话呢，最好的方法呢，当然其实就是擦防蚊液了哈，那在台湾的防蚊液呢？ 的历史呢，事实上相当相当的有趣哈，因为在全世界呢，用最多的防疫呢，是台湾事实上是没有在用的啊，呃是不合法的啊，为什么？因为台湾的防疫呢，严格讲起来呢，这个它是目前是归类是属于药品级的东西哈，那可是药品级的东西呢，这个它的管制就相当严，要求相当相当多一些资料啊，大家可能不知道防疫怎么测出来的。 理论上呢，防疫的测试呢是有一种相当不人道的方式测试的，因为他怎么样测？他必须呢在这个挑选这个蚊子啊，而且要雌性的蚊子哦啊，那本身呢要在你要挑要找到差不多一两百到两百五十两两百五十只的雌性的蚊子，把它关在一个密闭的空间或个蚊帐里面啊，大概差不多三十五公分到四十公分大小的蚊的蚊帐里面，然后把那个让蚊子饿。 饿蚊子，然后呢，把这个手呢伸到这个这个里面，这个笼子里面去，啊，一手伸到笼子里面去，那另外一个手呢，就是，呃，不涂防蚊液，一手涂防蚊液，然后涂到两个笼子里面去，然后呢，看呢，到底这个蚊子呢停留在你的这个身上去，而且停在你身上去吸血这些动作呢，到底能够减避免减少多久一些时间？用这样方法呢，就是。 这个国际卫生组织呢所定定的防蚊的这样子的一个测定的一些方式啊，那从这个东西定定开始以后呢，台湾就没有经过任何的防蚊疫，所以台湾现在防蚊呢其实也没有经过这样的测试啊。事实上，就是当初被核准有效以后就开始在继续这样在卖啊。那也因为这样的台湾的防蚊有这样的一些规定，所以呢，这个国际上面的这个防蚊呢其实，呃。 因为大多数国国家防疫都不是药厂做的了哈，所以其实他们的规格呢，在原料的规格呢，其实都没有办法符合台湾的一个一个法规哈。所以，变成说台湾的防疫呢，严格讲起来呢，只有一种叫做这个 DET 哈。那目前呢，在疾病防治所呢，在这环保局呢，它把它叫做这个敌必啊。那另外一种呢，就是药品级的东西，把它叫做这个代代乙妥啊，代乙妥这样一些东西哈。所以。 台湾的这个你看防蚊液的那个这个中文中文名称，我有两个，一个是药品的中的翻译名词，一个是这个环保署的一个翻译名词，所以不太相同啊。那可是，在国际上面呢，因为这种东西叫 DET 哈，它本身有一点点轻微的一些毒性。那更大问题是因为这东西黏黏的，而且有味道啊，而且呢，这东西会腐蚀我们的一些衣物啊，会腐蚀我们的衣物。所以呢，国际上面其实用的事实上是比较少。那另外呢？ 它会腐蚀我们的一些皮革啊，或塑胶啊，这些都会都会影响到啊。那在我们的伤口上面，有些有些刺激性存在啊，所以在国际上面用的事实上是最用多的是一个叫做这个艾卡瑞丁哈，或者叫皮卡瑞丁这样一些产品哈。那像。 迪碧这个东西呢，是从一九五零年代开始就用了哈，超过了五十年的一个经验啊，六十年的经验。那可是像皮卡瑞这东西是两千年以后开始国际上面才普遍在使用的一个防蚊的一些产品。那这个产品呢，本身接近于无色无味啊，市场比较清爽，而且呢，这甚至连小孩子的研究当中呢，似乎是连小孩子两岁以下小孩子用起来，孕妇用起来呢都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些问题。所以国际上面呢，普通普遍把这样的防蚊液呢用在。 几乎是各式各样的产品当中，它有些把甚至发插在那个湿纸巾上面，啊，把它放在这个这个一些衣料上面，哈，或把它放在防晒品里面，哈。那当然也做成各式各样的一些乳霜啦、喷剂啦，啊，防这个化妆品啦，里面这东西普遍普遍呢都有这种防御的一些东西的存在。可惜这个东西台湾呢都是所谓的非法商品。 那以前卫生署都会去抓这些东西哈，可是因为台湾的这个蚊子疫情实在太严重了哈，那这个所以其实卫生署呢，对于这种这个台湾没有合格这种皮卡瑞丁这个东西呢，其实常常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哈。所以你只要自己使用，网络上面去去买，好，从国外网站上面买，也没有人管你哈，或者是出做出国的时候自己带一些回来，也没有人在管你哈。可是，变成如果你明目张胆去这个公开贩售这个东西呢，基本上就是违法的哈。 那所以卫生署呢也看到了这样子一个很大的一些问题，哈，所以事实上目前卫生署也在积极做一些这个药证的一个转移，哈，就是以前它是一个药品需要经过很严谨的一个测试，哈，那这而且是一定要药药药厂才能做这个东西。不过在国际上面来看的话呢，这些防疫呢事实上都是属于环保署在做的一些事情，哈，不是药厂在管的东西，所以它对于它的这个规格的要求呢没有那么的高，哈，没有那么高，哈，所以目前政府的单位也决定说以后不再发任何这防疫的。 一些许可证，所有的防疫呢，通通不管是新的成分，或是旧的成分呢，通通归在环保署来来管理啊，来管理这样子哈。所以，如果消费者本身你有有机会去国外旅行的时候呢，你事实上倒是可以自己在台湾还没有正式合法之前呢，啊，如果说你擦这个这个目前的这个敌币哈，事实上不太舒服，或不太黏或不太舒服的情况，味道不好的情况下呢，或是对甚至对敌币过敏的情况下呢，你事实上在国外呢可以去选购这些。 这个其他成分的一些防蚊防蚊液啦，事实上不止这个所谓的皮卡瑞丁啦，皮卡瑞丁哈，是还有 IR 三五三五这些不同公司出的一些防蚊液呢，事实上你都可以拿去做一些选购啊。那所以在台湾呢，到底还我们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选择的空间呢？有的啊，那就是这个一些所谓的天然的防蚊成分。 那最近呢，上礼拜呢，刚好有个有记者访问我说啊，说有有在国际上面有人看到说这个啊，这个咖啡咖啡渣啊，因为台湾很喜欢喝咖啡哈，咖啡渣呢，把它加在水里面，或者把咖啡渣在在外面呢，把咖啡渣溶这个烧一烧之后呢，那些烟呢啊，事实上，或者把咖啡渣放在水里面呢，对于这个防蚊的效果都有一定程一定程度的一些存在哈。不过这种天然的防蚊的成分呢，它会碰到一个问题啦，第一个是它有味道。 好，所以我想不希望每个人呢，都身上每天出门都好像被香烟、被咖啡熏的一个，全身都是咖啡的一些味道。啊，所以这不是很实际。那在自然界呢，也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这个有香料成分呢，对于蚊虫的确有一些暂时性的一些这个驱避的一些效果。譬如说像什么香茅草，哦，大家应该很知道香茅草，还包括什么东西？还包括像茶树精油。 好，那这个东西呢，其实都有一些科学证据呢，报告说它有一些防蚊的一些效果。不过它问题在于说，第一个它成本比较高，第二个呢，它的防蚊效果呢其实相对短暂，大概根据国内的测试的方式呢，它差不多三十分钟之后效果就不太不太出来了哈，不太出来了。所以而且这而且也有黏黏的感觉这样子，而且费用又比较高，所以就实物上面来看的话呢，我觉得这个东西。 可以把它当做生活趣味的一种啦，啊，那不是不见得是当做当做真的要长期防这个防蚊的效果呢，就不是那么的实际了哈。那所以台湾的防蚊液其实目前的管理呢，事实上有有有三大系统在管理。第一种的管理系统呢是药品级的防蚊液，哈，那目前就是所谓这个带一带一妥哈。 或是在或是这个药这个环境用药的这种带妥这个敌避啊，这是第一种的部分。那理论上呢，在台湾合法的产品当中呢，它还是疗效最好的。可是有时候会听到有些之前有些消费者的一些单位哈，他们嗯过于保护保护消费者，他们说啊这个东西呢是环境用药，不能用在人身上，会产生多大多大一些毒性。所以有些消费者听到这个东西就觉得很可怕。那也因也因此造就了在台湾这种呃天然的防蚊的一些成分的一个呃。 的接受的的热卖哈，甚至有些卖到缺货哈。这个在这个蚊虫这个这个这个登革热季节哈，小黑蚊的季节，它会卖到缺货这样子哈。所以也是有一消费者团体有时候过度的熏渲染这些这个合法防晒这个防蚊的产产品的一些毒性，会导致这样一些情形哈。所以我刚讲过，第一类的药品级也是最目前在台湾是最有效的一个部分。那第二个部分呢，就是所谓的。 这个环保署所管管的这样一些东西哈，环保单位所管的这个东西哈，那这个东西呢，就是像刚才讲过这个敌避这个东西哈，那这算是这个环境用药的一种啊。那第三大类的产品呢，就是属于这经济部在管的。那经济部管的就是属于天然的熏香产品啊，或是这个像是我们刚才讲一些天然一些精油啊啊这些东西，事实上就是属于另外一个单位，所以等于是有多头马车多多头马车在管理这样的一些一些情形了啊。 那所以说现在的防疫呢，在使用当中要做什么样的一个小心点？因为防疫呢，现在台湾这个这个戴医妥呢，或是戴妥因这个东西呢，它本身呢。 它有轻度的一些毒性了哈，那特别是呢，本身如果说你跟某一些防晒产品呢，在共同使用的时候呢，会有这样它的风险会稍微高一点点，所以你可以看到网上面跟你讲说啊，这个如果这个防防晒品呢跟这个防疫不要同时使用啊，有这样的一些说法啊，那的确并不错，并不算错的，只是说其实这毒性没有那么高，那如果真的很在乎的话呢，一般是建议说就先擦防晒品啊，然后之后呢。 隔三十分钟之后呢，等防晒品在皮肤上面固定以后呢，再涂一个防蚊的一些成分，好，再涂防蚊成成分。不过这个碰到一些问题的，防防晒品呢是需要要补充的，常常说啊两小时要补充，那补充的情况下，你又不是又，事实上你又把防蚊液再涂在下面，这个防晒品要涂在上面，所以，呃，老实说，如果说你要去户外哈，去又又有。 太阳大啊，又然后又有蚊子的地方呢，比较务实的方法呢， <laughs> 事实上是用一个物理性的防晒剂啊，然后再擦防蚊液，要不然呢就干脆去国外呢去购买这个二合一的一些商品，我想这是一个比较比较务实的一个务实的做法了哈，才不要一直补充，还想再隔三十分钟哈，事实上这相当的不切实际哈。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再接听接听大家的 call in，如果有。 这个皮肤科问题呢，欢迎扣印进来扣印专线是零二八三六九三三九八，零二八三六九三三九八，传真号码是零二八三六九二五九八，八三六九二五九八。呃，欢迎回到九八新闻台全民 Uncle 节目，我是台大医院皮肤科蔡成芳医师。接下来我们开始接听听众朋友的扣印电话，我们的扣印号码是零二。 八三六九三三九八零二八三六九三三九八，传真号码是零二八三六九二五九八八三六九二五九八。我们先回答一下丁先生的问题。呃，蔡医生你好，你好嘿。您在台大的门诊几乎根本就挂不进去，那个 <laughs> 这是事实。那又很遗憾，您今天又说您以后又不上电台了， <laughs> 那那那那要找您真的很困难，不知道这个以后。 还是有没有机会请电台或您再商量一下，看看不定期可不可以再来， <laughs> 就是这样子。因为呃，我有一个我我想去找你的原因，是因为从去年开始的时候，我都有很严重的湿疹的问题。嗯哼，啊，这个湿疹的问题，呃，有一阵子改善了，就变少了。但是最厉害的时候，几乎全身上下都是啊。然后那个。 那个那个皮肤科的医生，他们曾经抽血，结果没有查到什么任何的异真正的异常。啊，因为我本身是，我本身是呃血液透析的患者哦。啊，那我就已经五年多了。啊，那个，但是以前前三四年的时候，有时候因为我那个时候对于擦皮肤擦保养油啊，是比较没有那么。积极。 嗯，然后但是那时候看到有皮血的，但是那时候都没有任何湿疹的出现。但是现在一旦湿疹的话，就是一发不可收拾了，就是一直一下好一下坏，一下好一下坏。嗯那我我我我就在想，就是说，那个他们给我的方法的药，就是妥福净啊，要不然就是那就是买力爽啊，啊哈，然后或者是或者是有时候。我 去买的甘呃甘德松啊，那这些这些东西，我想功能都是类似啊。是。那我现在是想知道，就是说，像呃，如果这个湿疹能够断根，这是一个呃，他们龙总医生一直跟我讲，说我已经看了四个了。嗯他们跟我讲说，这是很困难的事。那时只他只告诉我很困难，但是也没有讲啊。有的人说是看中医可能会好，那那个。 呃，另外的那个，但是因为因为每天擦的话，有时候皮肤都有点破掉了。然后那个，呃，在那个，当然我有看过很多文，那个就是报纸上面、Google 上面讲了一些湿疹的原因，嗯哼。但是讲来讲去好像都很笼统，也没有说很 <laughs> 很很正确的说法。然后那个啊，那个那个，我就想知道，就是第一，呃，我有没有办法去？ 彻底治疗这个湿疹，让它好下来。不，那我有，那有，那有医生建议我去照光，是啊，我也没有去照，因为他听说这照光效果有限的。嗯，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啊，另外一个这个这个三种药啊，我刚才所说的三种药是不是可以混合一起使用呢？嗯，还是因为每个医生他们每次开都只开一种，是啊，不过我三那 <clears throat> 我这三种药可不可以混合使用，这样子呃，因为。 我觉得每种药它的功能性多少都有差异，有的是乳霜、乳乳膏、有的是脂类的，有脂类的，可能是对混合性使用会不会有好处的，还是有坏处？嗯，第第三点最重要就是说，因为呃呃，血液透析的病患就是皮肤太干燥，是，然后太干燥我都呃现在要擦擦霜了。 啊，那那个有时候又长痘痘又擦松，这个是拿要擦药膏，我不知道这个是要怎么样去处理，嗯就是这个一个还是呃擦那个擦那就是擦擦乳液，还是要持续擦还是这样？我想请教你这几个问题。好的，好好的，我想这个丁先生已经，诶，说实在已经久病成良医了哈，所以他问的问题其实相当的有深度。不过我想必须讲一下，就是说皮肤的疾病哈。 当然讲讲白讲白了啦，哈！如果这个疾病呢找不到原因的情况下，而且这找不到原因啊，那种情况下你要想说它会断根呢，事实上不容易啊。能够找能够断根的部分，只有找到原因，而且原因能够去除之后，经过一段时间啊，那当然人体呢本身也有一些自我调试的一些功能啊，它所以对某一些疾病呢，哦，我们常说某这个它两到三年之后应该会好，应该会好掉哈。可如果说你的这个情况已经很多年了，大概治疗当中呢，只能做一些抑制。 在一段时间之后呢，啊，因为人体这个皮肤是有一些记忆功能的，所以这个这个记忆的功能累积到一定情况之下呢，就好像睡觉一样，人睡觉呢总是会睡醒啊，所以你的这些发炎细胞呢，就算你把它压制啊，没有把它杀死的情况下呢，当它被压制到某一段时间呢，它睡睡觉把它进入睡眠模式之后，它终究还是会醒过来的。好，那当然，可是如果说有些这个就是湿疹的治疗呢，讲白了啦，哈，目前。 绝大多数呢，都还是用类用类固醇的一些治疗方式哈。那不是那个比较强的治疗方式，只是说你的皮肤的状态，你的身体的状态，可能医师会怕哈，因为洗肾病人相较而言身体总是比较容易感染呐，一些什么问题哈。那肾脏都不好了，总不能连肝脏都不好，所以在医生在下药的时候呢，常常就会诶比较手下留情，所以手下留情呢，就都就涂一下，多东西涂涂抹抹涂涂抹抹哈，他就病人是只是治。 表面的一些治疗啊，没有办法达到一个全面性的治疗，因为湿疹患者呢，像你这种情况下，可能到处都是有潜在湿疹的一些体质存在，所以不是只有看到地方有问题，可能没有看到问题的地方也会出问题，甚至呢，讲残酷一点点了哈，这个类固醇是一个很有效的药物，可是呢，当你长期使用，而且只依赖类固醇使用，而且又断不了的情况之下，它也会产生不同的副作用出现，所以像刚才讲痘痘。 痘痘呢，事实上就是类固醇涂抹之后呢，皮肤本免疫力下降，那下降之后呢，会导致微生物的增生，那最后就形形成一些细菌或是酵母菌所增生的一些痘痘啊。那这个痘痘呢，你又要治疗痘痘，那用类固醇在涂抹之后呢，它本身呢，这到就会东发西发，东发西发。除了痘痘以外呢，类固醇呢也会产生所谓的类固醇湿疹。好，什么叫类固醇湿疹？因为类固醇涂抹之后呢，皮肤会变薄，它自我的这个。 这角质层功能会变比较脆弱，啊。那所以类固醇涂涂抹之后呢，实际上皮肤会干燥，好，那干燥呢就产生皲裂的一些现象，好，那皲裂现象也会导致干燥起的湿疹，好，那可这时候呢，你用一些类固醇的类固醇，大多数有一些油的成分，用这些类固醇的油在治疗这些干燥，所以这病灶呢容易形成一种反复不断的一种一种情形了哈，所以的确是相当的困扰，所以才会有医生建议说你要不要做光照。 好，紫外线照光呢是一个，呃，相对特别对于这个洗肾人病人呢，医学上面还很常用的一种治疗方式。因为第一个，光照本身呢，它不会影响到全全身性免疫性的下降啊，所以类固醇它多了之后也会影响到你的荷尔蒙，所以不会有这些现象。那第二个呢，紫外线照射呢本身呢，它也有止痒的一些效果啊，而且对于。 皮肤的免疫系统呢，是达到一个全面性的一些调节或是抑制的一些功能，可是不会影响你内脏的一些免疫系统啊，所以不用担心这个其他出现大的问题好，那当然，紫外线照射呢也有它自己的问题存在啊。第一个，紫外线照射之后呢，皮肤容易变干燥啊，所以你可能要依赖更多的一些乳液的一些治疗。第二个呢，皮肤容易变黑啊，容易容易容易变黑，容易老化啊。那第三个问题就是紫外线照射呢。 比较花时间，啊，那所以要长跑医院，一周两次或是三次。哎，这个这照照射，照完之后皮肤暂时会更干痒，所以你要再做好更好更强的一些保湿，哈。所以又有些这些这样一些问题存在了，哈。 我另外那另外部分还有一些其他治疗方式是有的哈，有一些药品呢本身不经过肾脏代谢啊，所以只要你的肝功能还算正常的，事实上也有些其他的药物可以做使用，哈、特别是讲一些免疫调节剂了哈，免疫调节剂哈，那这个可是至于说你的湿疹是不是要用到这种比较强的一些治疗方式，就不一定。那还有一种可能性呢，有一些。 广义叫做湿疹的疾病呢，其实你还是可以更细部的分成不同的一些湿疹的一些类型。哈，这个是皮肤干燥湿疹呢，钱币状湿疹呢，啊，或者说是有一些其实不是真正湿疹的疾病，可是它也会痒，那会抓破皮的。啊，像在这种洗肾患者当中呢，我们常看到一种叫做穿透性皮肤病。啊，那特点就是皮肤会有些小的痂皮，一些伤口。哈，那这伤口呢，就是干掉这件痂皮，那痂皮抠掉变新的伤口，反复反复的一些出现。 啊，那事实上这是一种跟湿疹不太一样的一个疾病，它是因为皮肤的洗症以后呢，你皮肤的组织这个代谢有问题，结构有问题，那人体要尝试要清除你的这个这个呃退化的一些真皮组织，那可是你的皮肤的。 表皮的愈合能力有问题，哈，所以这又产生一些不同的一些一个一个状态，他用的药物又完全不一样，哈，所以皮肤病的东西真的有的时候要实际看到你的状态之下呢，才知道说，呃，你是属于什么样的一个部分，是什么样的湿疹，或是根本不是湿疹，事实上这个治疗上面不太相同了，哈。那至于说你谈到说这个药物能不能混合用，呃，皮肤科有时候也相当的讨厌了，哈，就是说常常医生呃会同一个时间点给不同的药膏。 啊，那这个药膏呢？每个药膏呢，长得又有点不太一样啊。那实际上，同样的类固醇的药膏呢，我们常常会在区分它的，就算成分一模一样，它的质地也会不太相同啊。那那这种主要是适应在不同的皮肤的需求，譬如比较干的皮肤，医生可能会用比较油性的药膏给你擦；那比较潮湿的皮肤呢？ 可能医生就会用一些比较水剂的一些剂型给你用。那另外，如果说涂抹部位是你的头皮，那头皮如果涂了油油的，当然更不舒服。所以医生也会用一些水剂的一些药药物给你用。所以，变成说，而且还要考虑不同的皮肤的一些特性。好，有些皮肤比较薄、比较细致，譬如说像脸皮的皮肤，或是像一些皱褶的皮肤，那医生就要用一些比较弱的药物，避免用类固醇的情况下导致一些皮肤的一些很快的一些产生一些副作用，特别是皮肤产生一些裂纹、妊娠纹啊这些这样的一些情形。那如果他的脸 脸上太强药膏呢，很容易引起血管的扩张，就变成酒糟啊，或是导致毛囊的阻塞啊，所以变成不同药膏呢，最好在用的时候问问医生，说这个药膏擦哪里，这个药膏擦哪里。但有可能你擦 A 药以后就有点太干燥，你要擦油性药膏擦起来就比较舒服，所以你会产生这种所谓混用这样的一些情形存在哈。不，这个不是一个正常的使用的一些方式了哈。 就是在使用的时候要跟医生讲清楚这个药膏，诶，要应该用在什么地方。可同样药膏在不同的时间点呢，它可能使用方式也不太相同。比如说用类固醇，擦稍微好掉以后呢，你可能开始减少类固醇的一些使用量啊，或使用的时机啊，让皮肤有一些自我修复的一些时间了哈。所以不建议把所有三种药膏都混在一起擦哦。那一方面它可以让它会让三个药膏浓度都变成三分之一啊，一加一加一。 自然有三种东西在，可能浓度变三分之一，它疗效呢就不见是最好的一个情形了哈。所以我想还是最好把药膏分开擦会比较好一点点哈。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再接接听大家的 call in 电话。我们 call in 专线是零二八三六九三三九八零二八三六九三三九八。呃，欢迎回到九八新闻台全民 uncle 节目，我台大医院皮肤科蔡成芳医师。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的 call in 电话，我们 call in 号码是零二八三六九三三九八。 零二八三六九三三九八，那我们接着回答一下陈太太的问题。喂，啊，医师你好。哎，你好，哎，我想请教，就是手啊，手指长那个小，一小颗一小颗小水泡，细细的嗯哼，嗯哼，啊，然后人家说是汗疱疹，是，好，啊，然后，诶，它有有些它自己会干了，是，干了，然后那皮肤好像就会脱皮，然后就很皮肤就很干，嗯哼。 嗯哼，可是大腿那边也会长，嗯哼，哎，他这个有药可以擦吗？或者说啊？呃，好的，哎，对。然后他为什么会长那个小水泡，那个汗疱疹？嗯哼，嗯，好的。然后他擦擦的药是不是像刚刚医生讲说，有时候是用类固醇吗？嗯哼，好，嗯哼，嗯哼，好的，好，我们先解释一下哈，在呃严谨的。 学术上面的讲的汗疱疹呢，事实上，呃，是长在那种手掌、脚掌中间的地方那种大的水泡哈。可能在目前广义上面，大家比较常看到的汗疱疹呢，事实上就像你谈到的，就是在手指的侧面哈，产生这种小小的一些水泡，哦，产生一些小小的一些水泡，好，那这是细细碎碎的哈，可能就是可能针针头大小，然后很痒哈，抠破皮之后呢，就形成一圈。 干干的一些，所以所以常手指侧面会有干干硬硬的一些情形。那所以定义上面汗疱疹呢，其实一定是手跟脚的水泡性的湿疹，我们才把它叫做汗疱疹哈。所以如果在大腿出现的一些湿疹呢，它虽然跟流汗有关系，可是因为它本身呢不是出在这个部位，所以顶多把它叫做汗疹啊，不会叫把它叫做汗疱疹啊。那为什么手上脚上的湿疹呢会比较不一样呢？啊，有几个原因了哈，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因为手跟脚的皮肤比较厚，所以就算产生水泡的时候呢，上面脚表层很厚，这个水在下面一下子无法整个干掉、蒸发，所以就变成一个水在那边存在，而且抠就会变得不太抠不太出来哈。所以它会在那边积水呢，事实上是因为那边的这个皮肤比较厚才会积在这个地方啊。那第二个呢，手跟脚会产生汗疱疹呢，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手，特别是手啊。 那是我们每天都会用很多次的一个一个一个人体的构造啊，所以不管做任何事情呢，事实上都要用手去完成，所以手会接触到很多的东西啊，包括不要讲什么洗手啊，那这个洗澡、洗头啊，或者拿什么东西啊，那这些东西呢，都会碰到一些清洁剂啦、肥皂啦、有机溶剂啦啊，这个东西都会产生，甚至单纯的摩擦也会加重这些。 这个汗疱疹的一个形成，好，所以像我自己，呃，就平常还好，可是如果说那阵子睡眠特别差，特别累，免疫系统比较不稳定，或者说是在外面用了一些不太品质不是跟我皮肤没有那么合的一些清洁产品，像包括特别像洗发精，哈，那我回来手上就会开始有一些这种水泡会产生，哈，那另外呢，有时候假如水泡产生的时候呢，闲着没事去抠它，会导致更多的发炎，或是那阵子你拿什么东西都拿比较重去一那个。 提什么比较重的东西，在这边摩擦到，它也会增加发炎的一些可能性哈。所以手部的汗疱疹呢，事实上是一种综合体了哈，它可以反映出很多不同的一些事情哈。甚至有病人跟我讲说，哎，他这个 <laughs> 这个只要累的时候呢，睡不好哈，这个他个汗疱疹就会跑出来。所以我个人也相信，因为人体的在睡眠的过程当中呢，它会产生一些消炎的一些物质啊。那这个消炎物质呢，本身呢。 调节性的 T 细胞啊，那这个细胞呢本身可以达到一些消炎效果。但你睡不好的情况下呢，事实上会百病丛生。所以我常常看病人，呃，大家这个传统上面，大家看到以前了，啊，大家比较有人情味的时代，看到说第一句话彼此问问候，说你吃饱了没有？啊，事实上我们现在在皮肤科，我们比较比较不会说吃饱了没有，因为吃饱了太多了，事实上会出很多问题。我常问说，你最近睡得还好吗？啊，昨天睡昨天晚上睡得什么样子？哦，我觉得这可能比较重要。哈，所以上到某个年纪，你会发现说。 最大的这个最大的一个要感谢的事情，就是我每天都可以睡得饱饱的，起床做的精神百倍，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一些事情了哈。所以皮肤病也是这样情形，睡得好比吃的好重要多了哈。那包括湿疹也是这样情形，而且有些人相信呢，某一些汗疱疹呢，是因为你吃到某一些微量过敏的物质。那这过敏的物质呢，手有什么特性？手呢，除了皮厚。 皮粗以外还有什么？就是手上汗腺比较多啊，所以你知道汗腺比较多的情况下呢，有一些物质呢，它可能会特别透过汗液呢，分布到皮肤上面来啊，那就会导致这个在手部的这个汗液的这个部分呢，它特别容易集中在这个地方，就导致。 这个局部的一些湿疹，那这也有人做过研究啊，就是说，如果说你本身呢，譬如说对金属过敏啊，譬如说戴耳环过敏、过敏项链过敏啊，那这些病人呢，他食物当中呢，譬如说吃罐头食品或是某一些豆荚类的一些食物啊，那这个东西里面里面也有微量的这个一些镍的一些成分，那它也可以透过这种手部出汗的问题，把这个镍的东西带到皮肤表面来。 再引起过敏的一些现象。那当然，你在日常生活当中，手呢还是会这个呃，还会碰到一些硬币啊。那在周围环境当中，一些硬币啦，哈，或是包括钥匙环啦，哈，钥匙圈啦，哈，事实上包括一些这个衣服的扣环啦，其实这些里面呢，牛仔裤的扣环啊，里面事实上都有一些。 微量镍的一些存在啊，那包括像我们的这个眼镜啊，眼镜呢，塑胶框没有问题，可是金属框戴久了之后呢，旁边会有些轻微的一些锈化啊，汗水锈化腐蚀的情况下，这个都会产生这种呃微量的镍的一些一些溶出了哈。所以为什么会产生汗疱疹？的确就是呃，它就是一种湿疹，那任何湿疹的原因呢，在手上都可能变成类似汗疱疹的一种表现方式。所以说，汗疱疹要怎样治疗呢？ 当然，我觉得预防胜于治疗了啊，尽量就是，呃，不要接触。当你汗疱疹在发作的时候呢，尽量睡好一点点，然后尽量呢，能够这个不要接触一些刺激的东西啊，就像洗洗发精啊，那也换成比较温和的洗发精，没有香料洗发精啊。那讲到这边呢，我就就必须跟大家再抱怨一下哈，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几年哈，大家都很喜欢用肥皂啊。 肥皂事实上呢，它是碱性很强的东西。我自己只要每次洗下肥皂或洗或者洗衣粉，我汗疱疹一定会发作，所以我一定要用不含有皂碱的成分去清洁。哈，肥皂不是不能用，不是不好，可是假设你的皮肤已经在发炎，不管任何程度的发炎，啊，不管是汗疱疹、湿疹，啊，或是其他一些皮肤皮肤感染的症状，在这种情况下呢，肥皂都是一个完全不建议使用的一些东西啊，因为肥皂的碱性呢，对皮肤来看呢，就是一种刺激啊，所以。 不，会肥皂不会对于任何的皮肤是有大的好处的哈，所以有些情况下呢，我们甚至跟病人讲啊，就是用清水洗一洗好了，因为没有什么东西呢比相对比清水温和啊，话虽如此啊，其实水本身对皮肤也是个刺激啊，因为人的皮肤的酸碱度呢大概是四到六之间，那水是怎么样？ 水是一个 pH 值是七的东西，所以其实水碰多了对皮肤也是一种伤口，也是一种刺激哈。因为水会把皮肤表面的一些这个保湿因子把它溶解掉，所以这水的东西其实也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一个东西啦。有时候少洗手哈，事实上即使用清水洗，对皮肤呢都可能还是有一些正面的一些一些帮助哈。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边。 那也非常谢谢大家这十几年来的这呃热情的一个捧场哈，这持续的一些一些捧场哈。那也非常那所以就在在在在此呢跟大家做一个做一个告别哈，谢谢大家今今天的收听，谢谢。